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九十三集。邹继白百无聊赖，盯着外面的府墙，都快要盯出一朵花了。哎呀，无聊。 不知道林青霄和洛寒他们现在在做什么？邹继白口中的天界之光，全队的希望，此刻正站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，看着对面的花楼，沉默。洛寒试探的看向林青霄，他们进去了，我们也进。林青霄看着那些衣冠不整、言行大胆的妖娘，实在不想进去。妖界本来就开放。 他们所在的又是大明城鼎鼎有名的第一花楼，里面的妖娘大咧咧地现出耳朵和尾巴，只穿很少一点衣料就敢上街拉人，仅站在街上就能听到里面的靡靡之音，纸醉金迷，声色犬马，不务正业，烟花之地。说实话，林青霄被难到了。 洛寒看着林青霄紧紧绷着的侧脸，悄悄抿了下嘴角，压住笑意，然后问：“要是你不喜欢，不如你在外面等，我进去盯着。”“不必。”林青霄最终下定决心：“一起走吧。”只放洛寒一个人进这种地方，林青霄怎么可能放心呢？还不如他在旁边看着。洛寒感叹：“唉，实在没有想到，有朝一日……” 我竟然跟着你一起上花楼。对了，我要不要去换身男装啊？无需。林清霄顿了顿，有些难以启齿。花楼不限男女，什么人都可以进。洛寒惊了，他仔细看门口出入的人，发现果真男客女客都有。洛寒叹了一声，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啊，厉害！原来是我片面了。 他们两人为了不被魔族认出，这两天频繁换衣服。幸好古行星君这次十分大方，告诉他们只要任务完成，一切花费全部报销。林青霄那次在赌场赢了不少，洛涵当时急着拿诛仙石，没有拿钱，反倒是叶子楠走的时候顺了很多。这叶子楠一看就是他的姐妹呀，持家还是得他和叶子楠来。如今他们手里的钱，别的不敢说。 供他们逛花楼还是可以的，洛寒也因此奢侈了一把，在大明城买了好几身衣服，来回调换着穿，万万不能让魔族对他们的衣服眼熟，进而认住他们。今天洛寒穿了一身紫烟罗长裙，林青霄也是一身墨紫色，两人一起往花楼走去。招客的妖娘看到他们两人，隔着老远就瞪大眼睛。 两位客人是来逛花楼的。戴着面具进花楼反而引人注目，所以林清霄和洛寒都只是在脸上简单的做了些遮挡，没有蒙面。妖娘看到这么俊的两个人上楼，欢喜的一起涌上来，甚至楼上都有人在招帕子呼喊：“客官，奴家善音律，在二楼，奴家才是最能歌善舞的。” 客官，不要被他骗了。林青霄站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浑身都不自在了。他用寒气在自己身边凝了层结界，挡住四面八方伸过来的手，简洁明了地说道：“两人包厢，在大厅看歌舞，无需任何多余服务。”招客的妖娘听着有些失望，她对林青霄抛了个媚眼，声音娇滴滴地说。 真的不需要点几个美人作陪吗？无论您喜欢妖族美人，还是魔族美人，甚至是仙族，我们楼里都有。若是客官想，点我也可以。不用。林青霄脸色清淡，冷冰冰的拒绝了。他一回头，发现洛寒和几个妖娘打得火热。 他甚至还伸手去摸对方的耳朵和尾巴。洛寒终于摸到会动的耳朵了。他上次看到给他们租院子的胡娘时就好奇的不行，奈何和胡娘不熟，他不能贸然上去摸人家尾巴。现在一次性看到这么多活色生香的漂亮姐姐，洛寒忍不住，小心翼翼地提出想碰碰对方耳朵。几个妖娘姐姐立刻同意了。 甚至有本体是九尾狐的妖娘，特意变出自己蓬松洁白的尾巴，放到洛寒身前给他摸。洛寒幸福的都快要飘起来了，他伸手试探地碰了下对方尾巴，毛茸茸的，还会动。狐狸妖娘看到他的表情，咯咯咯笑了，捂着嘴对洛寒说道：“姑娘可以大胆摸，用一些。” 也无法，这是什么糟糕的台词啊！洛晗一边说着不好意思，一边伸手去揉。然而这次他指尖才靠近，就碰到一层冰冷的、清冽的结界。洛晗回头，看到林清宵脸色肃静，无喜无怒，静静看着他。花楼的灯光朦胧暧昧，在这样的灯火下，林清宵的脸白得出奇。 唯独一双眸子黑亮惊人，如冰似玉。此刻他虽然没说话，但是洛寒感觉得到，他快要气炸了。洛寒遗憾的收回手，依依不舍和妖娘姐姐们告别。招客的妖娘看到，眸子一转，笑吟吟的对洛寒说：“姑娘，我们花楼不计男女，有些妖娘最喜欢招待女客。” 当然，姑娘喜欢男妖郎也可以。你要点几个陪你听曲儿说话吗？洛寒眼睛都亮了，可以点吗？不可以。林青霄冷冷打断妖娘的话，拉着洛寒往里走。时间不早了，不要耽误功夫。洛寒猝不及防被拉走，后面的姐姐们看到了，娇声对洛寒挥手：“妹妹一会儿来玩啊。” 这是什么人间天堂？洛寒坐到包厢的时候，长吁短叹，十分遗憾。林青霄从刚才进门就在忍，现在等了许久，见洛寒还恋恋不舍望着门口，丝毫没有回神的意思。林青霄不知道该气还是该恼，他只能轻咳一声，强行提醒洛寒屋里还有人。洛寒回神发现林青霄坐在一边，坐姿端正。 身形清浊端庄的仿佛在仙道大会上授课。穿着异族服饰都拦不住他身上的仙气儿，好看是好看，私生活无聊也是真的无聊。洛寒被迫收回视线，叹了一声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这是在声色之地，你要和其他人保持距离，不要掉以轻心，否则若是被人看到，于名声不利。洛寒心说。 都坐在花楼里了，还要什么名声？洛寒照顾林清霄这种千年老古董，装作深以为然的点头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洛寒只能倚在桌案上看珠帘外的歌舞。花楼的包厢也用了和拍卖会类似的处理，包厢可以清楚的看到外面，外面却不能看到包厢内部。幸好那些魔族人荤素不忌。 为了方便，直接坐到了一楼大厅里。从洛寒的角度，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这就是花楼和拍卖会的不同了。拍卖会重视的是安全，包厢楼层越高，身价越高；而花楼销售的是美色，所以离舞台近的位置反而最贵。此刻，舞台上几个白色的羽妖族正在翩翩起舞，他们身段窈窕，背后带着洁白的翅膀。 长相如仙族一般高洁，神态却有着说不出的诱惑，历来是烟花之地最受欢迎的节目。洛寒看着都忍不住鼓掌，好看，很美。林清霄却自始至终无动于衷，无论洛寒说什么，都不往舞台上看一眼，一行喝茶。要不是形势所迫，林清霄真的不想带洛寒出现在这种地方，毕竟靡靡之音，声色犬马。 岂是幼崽该看的？一曲终了，羽妖族翩翩离场。他们还没完全下台，突然音乐一变，另一队就上台了。这次的表演更加直白大胆，明晃晃的撩拨。舞者有男有女，俱是娇媚迷人。更要紧的是，他们竟然一边跳一边脱衣服。洛寒想看又不好意思。 哎呀，这不太好吧！他都没有说完，眼睛就被一只手覆住了。洛寒正在兴头上，突然被浇了盆凉水，恼怒的去掰他的手。放开！我花了钱，为什么不让我看？林青霄隔着桌案捂住他的眼睛。洛寒正在掰林青霄的胳膊，突然感到唇上碰到一个凉凉的触感，洛寒一下子顿住了。 林清霄的手指点在洛寒唇上，示意他安静，别出声。他们动了。林清霄的指尖抵在洛寒唇上，凉凉的，带着冰雪的清冽。洛寒一时都愣住了。洛寒今日没戴面纱，嘴唇嫣红，唇角精致，看着宛如工笔精心描绘。林清霄的指尖白皙，压在上面，仿若血映红梅。 林青霄看到对面那些人行动，情急之下才堵住洛寒的嘴唇。现在才慢慢反应过来，外面听不到包厢内部的声音，洛寒即便说话也没事儿。指尖触感温暖，柔软的不可思议。林青霄没注意过自己的唇是什么感觉，但是现在碰到洛寒的，才惊觉柔软。林青霄手指接触的那个位置突然烫起来。 他尽量装作镇定的收回手，说：“刚才情急之下有失体统，失礼了。”哎呀，没事。洛涵摇头，他觉得现在的局面有些尴尬，赶紧说：“你看，他们要走了，我们先出去吧。”好。今日魔族领头带着三五个随从来花楼寻欢，能坐在这里的人都心知肚明他们要做什么。 几杯酒下肚，就有人蠢蠢欲动，想拉个妖娘出去泄火了。只不过碍于头子还在，下面的人不敢先走。这个魔族领头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脸上带着刀疤，从额角拉到另外半边脸颊，几乎横跨整张脸，看着凶神恶煞。他也确实不好惹，眼神从舞台上跳舞的妖娘身上扫过，侵占性极强。 看目光，像是要将他们抽筋拔骨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